各位将来在汉怎么也平安，感谢主，咱能介绍会积极吸时代敬拜做，感谢主，做，好，咱能有往结束，显示一所事那个人的生命气息，咱能就十位记了啊。听后说呢，当外国人介绍会积极时代，敬拜主做的时候，我让外国人健康平安生命气息，感谢主。 信那个看固，信那个怜悯，信那个恩典，信那个挚爱，因为每时跟那个恩典、那个挚爱都是新的。感谢赞美主！这时候安静外个人心，你这个道，神明之道发出亮光，三个人认识主，认识主那个心意，就啊，随后恩加，做那个福音所传奉献去。感谢赞美主！记了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叫，阿门。 我们的姐妹，那里我们读了《约翰福音》第六章一到三节，一到十三节，这是五饼二鱼的神迹。五饼二鱼神迹，我已经讲解了三次：第一次，耶稣顾念世人；第二次，耶稣全能的神；第三次，耶稣生命之粮。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 基督信仰也是我们的教育，但是信仰教育跟我们的生活也有关系呀。五饼二鱼给我们哪些生活上的教导呢？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跟大家讲解分享，那就是信仰与生活。我们的生活不能够跟我们的信仰脱节，我们的信仰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活脱节，就帮助我们。好。 第一点，信心与理性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信心感觉理性。理性就是指我们的了解、我们的认识、我们的思想力。圣经说，有好多人跟耶稣，那个时候天色晚了，耶稣问门徒一个问题：“能不能就盯那麦饼和加十八个人吃嘞？超果学二万个人下来，有两个门徒。 回应了，回答了耶稣所问的问题。第一个门徒说：“菲力说，就是你的灵验的病，叫你那某些人呢像你讲样，也是莫搞的。二十两银子啊，菲力他是讲钱了。二十两银子多少呢？等于两百个劳工一天赚的工钱。所以。” 这笔钱不是一个小数目啊！但是菲利说，就是有这一笔钱，就你那我转的血皮钱呢，亚力莫搞卖变，好就超过十五万个人些啊！菲利这么回答？我们说，菲利的回应是什么？理性，头脑井然顺，而不怂，理性的回应。另外一个门徒安德烈。 他把一个孩子、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他对耶稣说：“这里有一个小孩子，他带着五个大饼、两条鱼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耶稣啊，买饼给一万多人吃，我做不到。我把这个小孩子带来到你面前。” 我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你去做，哎，两个门徒回应不同啊。菲利的回应是理性的回应，安德烈的回应是什么回应呢？信心的回应。你看到了没有？安德烈、菲利他们两个人的回应不同，一个是理性回应，一个是信心回应。弟兄姐妹们，在基督信仰上。 信心和理性有什么关系？信心和理性究竟是什么关系呢？我记得我在神学院进修的时候，我其其中一篇研究的文章就是什么呢？Faith and reason，信心和理性。其实，当我们在研究这个历史的时候，信心、理性、理性、信心，一直在纠结着。所以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 在教会历史上，曾经出现了三种的立场。第一种，那是特土良，教会一个很出名的教父，他说了一句话：“I believe because it is accept accept 就是错苗错误，所以他的意思是说，越错误越荒谬，我就越相信。”弟兄姐妹们，你看他这句话，我们说这个人呐。 他是反理性啊，他是否定理性。对他来讲，信仰、相信耶稣、相信上帝就是你不明白就是错了，你还是要相信。哎，不过看他讲这么一句话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他是个没有欧大的人啊，他来历不小，知道吗？这个特土良，他是第二世纪拉丁教父，他是第一个拉丁教父，也是希腊最后一个护教士。 他的影响，他的神学影响，许多人，包括奥奥古斯丁在内。今天我们讲的三议论呐，位格啊、本质啊，都是他发明的。意思说，这些词句呀，都是他发明的。好，第二个人，奥古斯丁，我们就可能很熟悉了。奥古斯丁他又怎么说呢？I belie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。三全性以后。 了解给单的 do 西都多的。今天有一些人，他们在解释一些神学难题的时候，就常常会引用奥古斯丁讲的一句话：“你先相信，除非你相信，要不然呢，你就不能够理解。”但是我们要记得，当奥古斯丁他强调信心，所以呢，他说：“I believe。” 他强调信心，但是他没有否定理性。奥古斯丁一强调信心，信心，信心，但是，一头来莫讲，哎，冇需要头脑啦，冇需要去思索啦，冇需要去了解，一头来莫讲，就那是国话。又说过精虫命话，这阿讲呢，任何相信的人都有思想，每一只相信人都有头脑，哈，就爱样。 因为这相信的安，依属性，这属性的安，依相信。I belie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。所以奥古斯丁的神学，它是什么？信心、理性一样的重要。好，还有一个人安瑟伦，安瑟伦，安瑟伦怎么说呢？I understand, therefore I believe。三流盖。 好玄性，这安瑟伦呐，他是中世纪，他出了一本书叫做《本体论》（Ontological Argument）。Ontological Argument，他把中世纪的神学思想啊，推到一个理性的一个新的方向。因为你从他这句话，你会知道，你在被他很强调理性，先了解，先了解，先了解。 谁明白谁了解他是理性先，信心比较厚但是我们有一点我们要知道，不要以为他高举理性，他否定信心啊！不要以为说他强调理性，然后就说啊信心不重要，不是。或者他对上帝没有信心，这个人他曾经是坎特伯利大主教，他被人称为什么？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叫做经验哲学家。 啊！我给大家介绍了三个人：特土良、奥古斯丁和昂塞伦。三个人不同的思想。你看，怎么你能说第于呢？w h a 我常爱我相信，嗯哼，I believe because it's a truth。但因为 I under I belie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。That's 但 me. i understand therefore I believe 啊，三句。我常爱就我相信。 先醒心，先信以后了解。啊，先了解了，才信心。什么？你们是属于哪一种啊？要不要投票？那想想不投票了。我告诉大家，牧师呢，我在做这个研究课题的时候，我是接受第二种。我接受奥古斯丁的看法，就是我强调要先有信心。 但是我没有否定理性，我还是说要先有信心，我们再去了解它。因为在生活上，对那某些跟神话学，我们绝对绝对不能够忽略信心啊！许多神迹启示都是从信心开始的。你看，有两个圣经故事，一个那个时候以色列发生那个荒饥荒了。 那么上帝就对以利亚说：“你去一个，你去些寡妇所为，些寡妇养女。”所以以利亚先知呢，就到那个寡妇家里去，要接受寡妇养他。可是到了那个家的时候，以利亚发现到那个寡妇只剩下什么？些把面面碗，你怎样去有啊？如果从 数目字从理性来看，伊 <coughs> 利亚可能不好意思聊了。上帝，你叫我来叫这个寡妇呃寡妇冤外总之寡妇啊，那点小把面目你怎样要啊？将我排，将我过过过一律个丢掉一撮，改改到说嘞，那你讲人哪说哪了那寡妇呢也可能会拒绝。嗯，你上帝叫你来。 要我玩养你，你看我只剩下这一点点啊！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两个人伊利亚和寡妇，他们都是本有信心，也就是因为信心先，结果神迹奇迹发生了。他们那一把面粉，那一点的油，用啊用啊用不尽啊！信心在我们生活上，我们还是要用它的。第二。 还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啊！三年来找你没冬雨了，伊利亚就说：“我祷告，我叫雪呢降落伊里，我求我祷告求上帝降下雨来。”结果伊利亚就祷告，祷告冬雨，祈祷冬雨，祈祷了小拜，一改一改呢，你要看那哦哦有在雨里吗？他的工人就跑去看，哎呀，没有啊，天万里晴空。 没有雨的啊！他又祷告，第二次祷告，叫工人去看，工人仆人去看了回来，又是没有雨。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、第六次，工人跑了六次都没有任何下雨的那个迹象啊！到了第七次，一定要祷告了，你去看工人看有没有下雨，没有啊。不过呢，他回来报告没有下雨吗？冬雨狂狂啊。不过呢。 在很远、很远、很远的地方，天空呢，有一片黑云。乌十片的五风，从来八远就蛮弄更啊。他回来就跟伊利亚报告，伊利亚一听见有一片黑云，好像巴掌那么小，他赶快下命令说：“你们快快预备，你们看看伊利亚对遇，遇对伊奥利的。”当伊利亚一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人家都笑他：“你这个头脑啊！” 你他过来给五分，的进分进分进分五分，拿钱来八元怎么弄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当大家在笑以利亚，在讽刺以利亚的时候，什么事情发生呢？盘陀大雨就来了啊！这又是什么？信心先在生活上必须用信心，会看到神迹奇事的发生。好看一句话。 那咱再再再唱一个，嗯，来，一女生，信心，帅女在，共你扛你，就是么事意？我们的生活离不开信心，信心也离不离不开我们的生活。那么你再想想，我说的，我讲的，我看的，有没有反映出我的信心呢？ 来，大家听我说啊！来，你听，生、性、善、女、在公女、狂、女，就是没学员。所以说，就你用你来斗争，压力没搞啊！哎，这句话好像很聪明，但是不管用，因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，相信大，相信上帝有多少？ 费利是一个很有数学头脑的人，但是在信仰生活上，这一种的头脑啊，却有可能拦阻圣公进展，拦阻上帝的祝福啊。因为一个很会算的人，他算，他比较多算的是什么？算的是钱多少、人力多少、资源多少。他很容易忽略了信心、上帝的大能，还有上帝的恩典是不受。 数目是限制的啊，所以，所以就真爱用头脑的呢，真爱怂的呢。但是在仰生活时，接触这个头脑，可能会拦住了成功的发电啊！伊要拦住，选哪个舒服啊。因为真爱选的呢，真爱想的呢，因为想来想去，就讲：我改日来呐，来日我挪的，来有我挪了。 因那手中忽略了信心，买几多血来嘅大呢，也卖不输嘅。选来嘅红点，你莫守住在家，输乜只恩借的呀！弟兄姐妹们，一个另外一个，来，基督徒生活，信心与理性是考验，也是操练。基督徒生活，信心与理性。 是考验，也是操练。第二个，走啊在浪费、节连与浪费。耶稣讲：“将通落的会淋水，通落的会洗在脑，修起来的，免于呢有浪费的。”这个糟蹋就是浪费的意思。啊，浪费，我们也在浪费，我们也常常听见啊。 不要浪费水，不要浪费电流，对不对呀？那千多年前耶稣的那个时候，耶稣讲的浪费是什么？耶稣讲的浪费是食物。那浪费 C N C O 噶，我告诉你，这句话特别适合今天这个时代的人。那个时候。 面对可能发生的浪费食物这个问题，而今天这个世界，浪费食物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。我们前几天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呐？世界粮食机构拿到诺贝尔和平奖，这个粮粮食机构，过去几十年时间，他们就是做一件事情，不要浪费食物，一直教育人人间是爱的，弄些个。 所以他今天拿到诺贝尔和平奖，你们看看，昨天还是前天的新闻呐。今天，世界上第一部迷惑嘛，第一部国家就得迷惑北占，北占，这个政党就安欧学家呢不到下面吧。那其他的国家，非洲饥荒的问题，几十年来更是吓人了，我们都会。 在世界新闻都会看到这样的新闻，但是人家算过，单单从数量来说，全球的粮食供应是供是足够人吃的，足够人需要的。可是，既然那个粮食的供应是足够人需要，为什么今天世界七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不做先麦霸呢？那三个孩子当中有一个，你谁谁会帮干的呢？ 体重不足呢？既然吃的东西够，为什么还会有饥饿的现象存在呢？其中一个原因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冷血食物，江西啊那冷血过。联合国曾经做了一个报告，总结盖那又拯救了你的五把先的食物浪血。 就按说地球学的某些简能写吧的，还有一个报告，每一年生产的食物当中，大概有三分之一，那是多少呢？十三亿吨。我我本来打算还在算，我不知道怎么去算它。哈。一吨是一千公斤，十三亿吨多少公斤啊？ 有十三亿吨的食物被浪费了啦！你讲，哎呀，怎弄？C O 二浪起哇，居满哩呀，本来都够人哎呀，怎弄？越南的国家省一个老人家，乌小姐分羹给我，俾一个老人家，乌小姐下麦吧。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？明明食物够全世界的人吃啊！啊，一个原因就是什么？浪费。那么浪费是怎么形成的？可能跟你我都有关。 浪费是什么形象？买得起食物的人丢的最多。哎，今天你跟我是不是怎么样啊？我们都是买得起食物哦。我们一起跋山，婆婆家一忙忙哟，红旗一忙忙哟，啊，苹果一忙忙哟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浪费食物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，M、a K、C、O、K 呢？ 也用第三世界解决呢？这就是联合国那个粮食机构所讲的。那么你知道浪费食物最多、最严重的国家是哪些国家吗？美国、加拿大、澳洲、纽西兰，三十九八星食物被浪费，被丢掉三九八星啊。接着是澳洲，三十一八星被丢掉。 弟兄姐妹们，sự u cầu sự à, tăng sự nơi mẹ có đau đèo, mẹ xe mẹ đều thật cỡ, chỉ có xe cái xuống, bảy chiếc cái đó ăn thì ngang u sợi mà nó sáng nhất cái đó ăn thì u sợi giặc phơi bảo cậu, chú đi ngồi, là sự u khả cỡ, mỗi số này cỡ đều xây sáng y tặng à, 所以。 有一年，世界反体日有一个主题，小贝主题是什么定义 S。a f e 那什么？这个主题就是要呼吁大家，你们不要浪费食物，吃多少预备多少，也不要吃太多。 当我们吃多，最多人没得吃；当我们把食物丢掉、浪费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八个人当中有一个小孩子是吃不饱的，三个小孩子当中有一个是皮包骨的。我们要把这个放在头脑当中。有一次，我跟华荣会读在一起用餐，他是我的系统神学老师哈，我在他手下学了三年哈。 一起用餐的时候，哎，桌面上还有很多加油很多，啊但是他吃不多罢了。那我就问他：“你欢迎会叔，你怎么吃的这么少啊？”他就拿起拿起一块鸡肉，啊，那块鸡肉差不多这么大。他说：“其实我们一天呐，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，只是这一块鸡肉就够了了。” 我们所需要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，只是这样的一块肌肉啊，比这个大一点嘛，比这样的肌肉一块就足够我们身体所需要这个蛋白质了。我从八十一年就认识华荣会读了，几十年来，他从来都是这么样，风度哎叫什么，扁扁你知道吗？ 华人会图的话，使我想起一件事情：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是世界上最多人服用保健品的国家。意思说，用保健品，马来西亚在全世界是排第一名的。哎，吃保健品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怕自己吃不够吗？那我告诉你，今天的人比较多是吃太多生病，比较少是吃不够生病。 我是指马来西亚。有没有看到这这两个字“欲望”？有看过吗？有听过吗？有啊。什么叫做欲望？欲望是一种生命的本能。口渴的时候要喝水，肚子饿的时候要吃东西，冷的时候懂得什么？懂得去找暖，这是本能，不被人家叫的。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人？ 我取经卡哦，就取经卡我当这口找有吗？有没有？我不做贵药，我不做贵药当进口找嘞？有没有？没有这样的人呐！不做贵老死了，取卡老正确啦！我真感人，我真感人哦，我进口人，一男人假，他都会什么取暖？但是，所以说，欲望是生命的本能，欲望啊，另外一来，既然是生命的本能，就没有分。 好和坏，主要在什么？如果变得不好，变得坏，那就是因为我们的定力、我们的管理的问题了。欲望是生命的本能，可是你没有去管它，你没有那个定力。我常常讲呢，嗯，好多年前我在这边做牧牧师，今天讲多一点哈，我就根本就做牧师，在这边做牧师的时候。 一九九十三年，我带穆斯林去新加坡参加一个研讨会，啊，那个赞美已经卖研讨会。哇，唱歌的时候大家都很投入，可是，一到午餐的时候呢，你走下去，慢走的人呢，食物都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前面的人自由唱嘛，那那那那个盘啊，一盘一盘都是好像那个食物好像喜马拉雅山那么。 嗯，那么高的，哎，你们参加自由枪是不是这么样的？边边刀，边边刀，这边刀刀刀刀刀，怎么呢？我就我就我就把他们怎么去？我说呀，你爱过五米了，他参加船，那个游船啊，游船你们有参加过吗？那游船就那很多食物吃的，哇，龙虾什么虾，我没有，没没吃啊，是在考虑过这些都不鱼啊，哦，那家吃吃吃。 吃了回来呢，那没卡没更多，丢医院丢三两那哎，弟兄姐妹们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定力噶！你们面对自由餐的时候，不费你能教我费。弟兄姐妹们，吃是一种欲望。当我们饿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种欲望想吃，这是很自然，这是很健康。但是。 如果吃的欲望不被控制，想吃就吃，吃了再吃，暴食暴饮，身体就会出现问题呀。会不会浪费了？你们有没有看到这张照片？小孩子没看到啊。小孩子，我就说，这是九十三年的照片，二十七年前的照片，这是一个真实的照片，拿到那个。 那个、那个、那个叫做什么？呃，普利兹新闻奖的照片。这个非洲小孩子他要死了，知道吗？他呃呃，你看他皮包骨骨，呃呃呃，要要死了了，剩下最后一口气了。阿木说：“老神了，走样你的秃鹰啊，这种秃鹰专门吓那艾平呗，吓人死的，吓人吓死你呀。那这个小孩子要饿死了了。” 那秃鹰在后面等，等着，一死，这只鹰秃鹰呢就飞过去，就要吃它的肉了。哇！这张照片出现的时候，震惊了全世界，也拿到普利斯新闻奖，那是新闻界记者最高的荣誉的奖啊！抓拍的照片，悲惨吗？很悲惨的。 一个小孩子饿到要死了，后面一只鸟随时要来吃他的肉，等他一死就吃他的肉。后来这个小孩子是死了，因为他本来本来就是偶细，就是我我搞就这样拿别人可去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不是只有这一个小孩呀，全世界每一天，准世在每时每我有超过浪万。 误会一爱各样，我是有。全世界每一天有超过两万个五岁以下的儿童，我是有饿死。菲律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开始他关心，喜爱那么高，可是后来他要处理。 是 i 闹咖啡，对人老可以 a 的。今天我们也要关心，这是我们从五品二我们学习的。我们也要关心，我们的食物是不是剩下太多了？我们的食物是不是太多了？过多了，所以不要浪费食物。从你我开始，好好算，家里几个人吃多少？你想一想，每一天。 世界上有两万个五岁以下的儿童饿死。哎，年轻人，你们还有乱丢东西吗？乱丢食物吗？年轻人，珍惜你吃的每一样。好，最后啊，还要讲个给予与收受，第三点，给予、收受，有一个小孩子。 他带了五饼二鱼，许多圣经学者说那是他妈妈给他的，够他一天吃的。但是这个小孩子菲利带到耶稣面前，本来是他吃的，他愿意拿出来。他小孩子头脑简单嘛，他以为那个东西够很多人吃了了，他愿意拿出来。结果当他愿意拿出来妈妈给他吃的，当他愿意拿出来的时候。 他祝福了所有的人，也祝福他自己。结果还有剩。好，什么叫给予？给予施舍提供，收受就是接受获得了。一般上，我们都比较看重，人都比较看重接受获得啊。我好气哦，你到底就蛮塞脑哦，好像对的拥有越多，受越多就是越福。但是耶稣教导什么？ 耶稣教导：施比受更有福。给本身是一个祝福。世界，我们华人有一个国际巨星嘛，成龙大哥。他是国际巨星，他有一个，他也是一个慈善家，你们晓得吗？他每一次做好事，他一定穿，他一定穿唐装，他要告诉人：外的东呢，外的中国呢。不过他小的时候，一搞丁，阿妈阿妈，啊搞丁进榜样。 所以教会思想帮你，帮米啦，帮安拿啦。为什么？有一次，他对神父说：“，他对牧师说，谢谢你啊。”牧师对他说：“你那一下想我，爱不过呢，白太笨人将米帮好你。将来你只要有能力的时候，你可帮下别人。”哎，这句神父这句话，不要谢谢我，我不过是代别人把米分给你，以后你有能力。 你去帮助别人，这句话就烙印在他的脑海当中了。所以以后他就做这个慈善的工作。有一次记者问他：“你捐出这么多钱做慈善，你有什么感觉？”乾龙说：“我已经快乐，特别我看到一年生活条件之后我跟我我的学弟好远的，我还没我那，我还没爸爸给我。你们看到，当成龙他愿意付出的时候，他愿意给予的时候。” 他的喜乐是加倍的，因为他看到自己的价值。我是个有用的人，所以他有那个成就感，还有那个满足感。那个小孩子用意把他手中拿出来的时候，成为祝福，祝福了许许多多的人。所以给予本身，耶稣说：“施比受更为有福。”当我们愿意给的时候，当我们愿意捐的时候，当我们愿意奉献的时候，我们要有动机呀。那个动机是什么？ 正确的动机 （true motive, right motive） 那是什么呢第一，感恩的给，奉献永远是出于感恩。感恩的给是对恩典的回应。当然的奉献，因为那呐被血奶给恩典给予，血奶有恩典，对我心碎，所以当然亚感恩，就是对血奶恩典是这个回应。第二，爱心的给，代表人有需要，那能回应。 懂耶？我们做的有限，但是至少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，我们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，应该找的难那积家应该找的带上，信心的给，那是当我们侍奉上帝的时候，对上帝的侍工一种回应。好，现在的外在大家讲了，我们哪能会以是被医院，是被代看心里红，是被。 你当就你当照顾广兴湖水老娘的说句个老年佢就在哪嘞？那那在维朗对面，屯太高，红叶话红叶木，屯太高，屯太少，因为过去错的方，也是好。那那开始去装修，那那遇上马年嘛，正月或者你我就开始在那说句工作了。当那人参加这句返乡时候。 那你就感恩，向那个恩点高一，那呢爱心，希望那能够让呢长者、需要长者得到祝福，那能也是信心，因为我们相信这是做做在主的身上，这就是医院我们要做的工作。欢迎大家参与奉献。好，最后再看一个，给予，当然够当出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一直只想到钱这方面。 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人，他们付出的时间、才能、精神等等，啊，好像我们的光光哥，我们家大业大，我回来认识他，啊，重新再认识他，我想过去二三十年，他为着我们教会这个产业，悄悄的不知道，静静的不知道付上了多少的时间，多少的精神，感谢上帝，光光哥，主纪念你哈。但是。 我们都为了建立教会呀，我们愿意给予，付出时间、才干、精神、金钱，我们祝福荣耀上帝，我们祝福他人啊！好了，最后一句话：信仰与生活。我们会听这么一句话：信仰生活化，生活信仰化，什么意思啊？好，信仰生活化，那表示什么？信仰生活化，有的讲哪能信仰，咱没事跟生活无关呀？ 对，难脱，无病而有神迹，搞了一样就是枪神迹。当时我们大人呢，哦，原来耶稣行这个无病而有神迹，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，啊，信心、理性、节俭、浪费，还有给予或者收受，你看，原来咱的生活都关系的。所以，我们的信仰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，生活信仰化。 就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活出我们的信仰，活出无比爱于这个神迹给我们的教导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来唱诗歌。神啊，我要敬拜你。让我们接触到这位上帝，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虽然眼睛看不到，手摸不到，但是他在我们的生活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 我们做很久了，我们能够站的就站，辛苦的就做做不要紧。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，我的心深深的爱你，在你的桌前，我思想你恩典，我的神。 赞美敬百年，你是我心灵的满足，你是我唯一。在你的桌前，我思想你恩典，我的生，我要。 敬拜你。我的生我要敬拜你，我的心深深的爱你。在你的昨天，我思想你恩典，我的生将美敬拜你。 是我心灵的满足，你是我唯一的希望。在你的桌前，我思想你，安定我的伤，我要敬拜你。阿门。请坐。 在那报告哈。